课文一，谈周末的打算。周末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早就想好了，请你吃饭、看电影、喝咖啡。请我？是啊，我已经找好饭馆了，电影票也买好了。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跟你去呢。生词：周末。 打算啊，跟专有名词小丽、小刚。